还是长春的事多，还是我这个做事的能力呢不够， <clears throat> 好像是这一天忙到晚呐，哎，老是千丝万缕扯不断，嗯。 古人讲：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”所以这个做人难呐！大家在一道，漏力同居 好像是，哎，我这个人呢，心里像一天到晚呢，这个不是像你们在禅堂里边，嗯，用功办道，这心呢是定的。我这个心是定不下来的，啊，能定得下来吗？他有那么多事儿找我，今天呢，刚刚呢要进堂了。 禅堂的一位师傅，泡我那个就去给我磕了这个两个头，说是我不煎香，也不晓得为什么事情不煎香。 <coughs> 我现在是不煎香，啊，谈来谈去呢，就是现在这个禅堂，我们现在两个禅堂啊。 那么人多了，嗯，分开来做，跑家也在一个地方，啊，那么坐下来，如果说没有这个两个禅堂坐下来，还是有困难的，啊。那么前面这个禅堂嗯，两个禅堂呢都是完整的。 可以独立使用，也可以共用。我们现在这两个禅堂呢，就属于共用的，这两个禅堂当一个禅堂用。独立使用，人少了，我们就用一个禅堂。 两个禅堂也可以分开来用，那就是独立使用。每一个禅堂都挂了钟板，啊，都有佛像，也有文墨刊子。那个文墨刊子刚刚做好，嗯。 我有的时候呢，我就坐在这个地方；我有的时候呢，我就坐在前头去，啊，呃，跟家大跟大家在一道。那么前面人多了，女众都分在前面去做。 <coughs> 是的，男方女众前面去做，那边还有钟板，啊。 呃，也要有人呢，呃，看护。所以呢，我们长路上经过研究以后，所以那边安排一个兼香的，啊，那么有的时候呢，扳手时候呢，呃，轮流到那边去坐坐，啊，那么呢，我们这个禅堂的老住的老禅上座，呃，也可在那边去坐坐，就是一个兼香的，啊。 一个大僧师傅，当那么去做。这位师傅呢，到我那儿去，首先就是不愿意煎这个香。我开始我还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煎香啊，不是煎香嘛，啊，那不是康香吧就是到我前头去做，我不愿意去。当然不愿意去呢，他有他的理由。 嗯，啊，因为那是女众，我不愿意去。我说那个女众你不愿意去，我们这个后的这个禅堂、老禅堂也有女众啊，你怎么办呢？这个众生啊，可了不得，这个分别心可了不得，哎，啊，你说这些人怎么怎怎么办？ 他说：“那个，我叫我叫离开港务寺那叫离开港务寺我说最好。我说，嗯，我说港务寺我说你离开港务寺说不定就要走下坡路。”他说：“那不一定。”他甚至于说是港门寺还不得佛法呢。他说：“你港门寺不得佛法。” 我说这个话，你就说的就有点严重了吧？高明寺没得佛法，那你就更到高明寺不能住了。这没得佛法的地方，你住了做什么？嗯，啊，他还不认账，说过了，他马上就赖了。你这个，这个出家人这个素质水平，啊，太差了。 有道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同心同德，而不要离心离德。 <coughs> 啊，都是大家是说这个团结在一道啊，用功办道，不是蛮好的吗？啊，我说打七了，有什么事情都不要到我那儿去，啊，除了请开示。 以外，什么事都不能到我这儿去，没有理由到我那儿去。到我那儿去做什么？啊，所以这个跟大家说一说。前面呢，就是长柱上南排呃，两位师傅在前面呢，就是陪伴大家的，呃，一道坐香。暂时就是这么规定的，啊，这也不是坏事情。 跟大家借借法缘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时间很快，一个期过去了，一划一下子，马上两个期就过去了。 <coughs> 禅堂是讲用功的。 嗯，我相信，呃，这个扳手师傅呢，呃，每一只香啊，时时刻刻这都是跟大家这就讲用功啊，禅堂里向注重，就是讲用功的，而而且禅宗这一法，它是行门，而不是解门，啊，认得行的。当然你说是行门。 行嘛，要有个路啊，嗯，对出发心的人要给指一条路，我这行嘛，嗯。高明寺作为一个专门禅宗道场，既然这个题目已经立下来了，是专门禅宗道场，啊，在行动上不做经忏佛事。 专门参禅与办用功办道，就专门禅宗道场。那么有些人这个初发心的人，这个专门禅宗道场，就是禅宗，这个禅怎么参法的，参什么东西？那不得不给大家指明一下子，禅宗这些法。 从上以来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对于上根立志的人，上根立志的人来讲，啊，是漏斗大师说的，啊，禅宗这一法唯论见性，啊，不论禅定解脱，禅定解脱那是有层次的。 有深浅的，那是对于中下根人呢讲的；上上根人呢就知止人心，你看看，知止啊，不打弯子的，从开始，啊，就知止不打弯子。要想禅定解脱，那就有弯子了。 <laughs> 唯论见性，因为这个唯论见性呢，这个见性呢，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都能够成佛。啊，我不是起期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吗？禅宗这一法，只要肯承担。 啊，关键就是不肯承当，啊，这个不容易啊，嗯，肯承当，当下就见性了，就成佛了，啊，不然的话呢，那就要走见字法门。嗯 <clears throat> 过去这个禅宗是我们中国的佛教，以祖师立法的，这不，啊，这个禅堂里向讲用功呢，讲这个祖师禅。那么到现在，在禅堂里向参念佛是谁，固定参这么一个话头。 在这个以前啊，在明清以前，禅宗这一法呢，都是活学活用的。为什么有这个区别？佛说法要应激祖师立教。 也一样，也是关机设教的，就跟这个有病一样，什么病什么药。古时候的人跟现在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 <clears throat> 古时候的人，特别是用功的人，啊，他这个心地呢醇厚，不是像像现在的人呢浮动。 不稳定啊！你看现在的人，这个不稳定的程度相当严重。从人事上来说，就是这么个现象。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用功。不稳定， <coughs> 现在人的心、人心的浮动，所以禅宗这一法呢，就固定参这么一个念佛是谁。 在诸方的禅宗道场，参什么的都有，啊，那个呢，它也不叫做活学活用，活学活用不是说是我什么都能参，这个活学活用，啊，活学活用是不定法的，啊，参这个念佛是谁怎么参呢？嗯。 从起心以来，我还没讲过这件事情。 <clears throat> 那么今后呢，逐步逐步呢，要讲到用功了。啊，人人都会念佛。假使说你要念几声佛以后，人家要有人问你这个佛是哪个念的，你怎么回答呢？就找这个答呢。 <clears throat> 那么过去的人参这个念佛是谁，而不像现在的人，现在的人呢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要问他，不是哪个念的，不是我念的，他就不假思索的他就回答你是我念的。要这样怎么辩证嘛？这个念佛是谁，那就不要参了，还参什么呢？ 啊，这个答案立刻就解决了。难道说古人没有我们现代人聪明啊？就我们现代人聪明啊？啊，你问我念佛是念佛是就我念的，不是我念的哪个念的？啊，这明明是我念的嘛！他古人就不是这么样子，古人。 如果这个人念几声佛，要有人问他佛是哪个念的，这一问就把他问住了。他绝对不会说这个佛就是我念的，还是我心念的，我的魂念的，什么念的？他绝对不会这样做这种想法。他一被这一问。 他就晓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，而必须要得到回答。在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那他就立志下功夫，想一切办法，要把这个问题得到答复。 所以他过去的人呢，就能够死下心来，啊，专门禅用功。现在的人，哎，就不如古人了。虽然如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禅堂那些讲用功呢这个道路还是走的这条道路。参念佛是谁？ 也不参狗子窝佛性，什么庭前柏树子儿啦，什么万法归都不参，用一个话筒，统一一个话筒，参这个念佛是谁？大陆的佛教寺庙，所有的禅宗道长，所有的禅堂，凡是参禅的，都统一啊，参这个念佛是谁？嗯 参这个念佛是谁？这着重点就是要起提情啊，念佛是哪个念的？到底是哪个念的？不允许你说是心念的，是嘴念的，是什么念的都不允许。嗯，嗯，到底是哪个念的？ 反复的追究，那么这个念佛是谁，跟这个照顾话头有什么关系？这两句话还是一句话，这两句话还是有两个道理。这两句话呢，就是一句话。 两句话就是一个道理，不会有两个道理的。有人说，啊，那么贴两个条子那个地方，一个是念佛是谁一个是照顾话头，到底是念佛是谁是什么？照顾话头又是什么？既然讲专门禅宗道场啊，它不会有两条路的只有一条路，参念佛是谁 念佛到底是哪个念的？不明白，啊！你说他不明白，佛是有个人念的，明明白白有个人念的，为什么是不能回答呢？不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有个人在念佛吗？啊！那我们就自己，你出生也好，啊不出生念也好，人人都会念佛啦，啊！ 这个佛是哪个念的呢？嗯，你们自己想想看，怎么哪个念的？啊，说是肉团心念，肉团心是不能念佛的。人死了，肉团心仍然在，他就不会念佛了。 <laughs> 哪个念的呢？啊，到底是哪个念的？还是心念的？心什么样子？这个念佛的这个人，啊。 有个人在念佛，而我们见不到。用功就是要求要见到这个念佛的这个人。 <clears throat> 这个人在禅宗讲呢，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用什么办法才能够见到呢？就是要参究、提情啊，移情的贵处。 啊，一心可贵之处。每个学佛的人都讲要了生死，不是要了生死吗？生死是什么呢呢？生死就是我们这人的这个心呐，这个生灭心。 念念不停的，一念生，生过了以后呢，就马上就灭了，灭了以后又生，这是个生死。 <clears throat> 那么怎么样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就参这个念佛是谁，在不明白处，啊，枯法，哎，你说你这个明白处啊，这个明白就是我们这个大家的通病。 我这不明白，反其道而行之，不明白，佛到底是哪个念的？啊，念佛的到底是谁呀？把你这一个念头集中在这个一点的不明白处， <coughs> 这个不明白处的特点呢，这贵处呢？ 要二是跟经中来比较，不明白处这个地方就是无所住啊。金刚经中讲的因无所住而生起心。你说你这个不明白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不明白，肯定会到底是哪一个？佛到底是什么人念的？ 啊，翻来覆去，反复的追究，就是这么一个念头。这个念头的不明白处呢，在宗门下用功叫做移情。移情用功的道理啊，功夫用到一定的程度，它可以使我们开悟。 有疑则有物啊，小疑小物大疑大物不疑不物这个移情呢，不是世间上所说的那种，啊，怀疑这个疑，不是怀疑啊。这个要注意啊，这个禅宗讲这个疑情呢，它不叫做怀疑，我对这个法怀疑。 啊，是真的？是假的？这就怀疑了。那就是怀疑，怀疑就不相信，那就怀疑。参念佛日起，这个疫情呢，他不是怀疑，就是不明白。 而我们的通病呢，就是因为明白了什么事情都要明白，这是一个大病。对禅宗这一法，在参念佛是谁、用功这一方面，要求呢就是你不能明白。 <clears throat> 虽然说是你用功的时间是不能明白的，最后呢就一行打破了。 你就明白了，那个明白呢？哎，这个在中国下讲，那就是翻身，啊，打点念头死虚如法生活，明白了，不能说老不明白啊，啊，我没有悟以前可以说个不明白，悟了以后就明白了，不然的话怎么叫做明心见性呢？ 现在人家浮动，所以要用一个死话头，啊，念字在之 <clears throat> 从生到熟，从粗到细，一步一步的朝前做。那么我们这个做功夫呢，就牵涉到用功，啊，妄想写下来以后，他心里也能够得到。 叫做禅定啊，啊！既然我们不是上根立志的，不能够一文前悟，那就要走啊，走坚持的道路啊。 <coughs> 禅宗虽然讲禅宗有禅宗的语言啊，但是它既然都是一个心。 用禅宗这些法也是这个心，用其他任何一些法门都是用这个心，啊。那么修修什么东西呢？修这个修这个清净心。参念佛是水也是修清净心呐。我们这个心不参念佛是水这个心做什么呢？胡思乱想、妄想啊。 禅念佛是谁？把这个念头呢，集中在一道，集中在一点。禅宗这一法，集中在一点呢，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。其他的法门，如果我念佛，我这个心呢，就集中到了符号高头，它有一个地方，啊，它有一个住处。禅宗这一法。 起情起情这个移情本身，嗯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的这一点。当我移情得力的时候，一点杂念也没有，啊，只有一个不明白处。 清清楚楚、历历明明的，念念相续。念念相续续在什么地方？续在这个不明白处。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？啊，在《金刚经》中讲的，这叫做应无所作这不明白处，什么都都没有。 所以古德讲：“有佛处不可住，无佛处即走过。”就综合一下这个法它的特点呢，啊，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不明白就是不明白这个地方。施法界一正庄严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虽然什么都没有呢，而且这一念呢是清清楚楚的。 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这做功夫做的这一点呢，初发心下手用的时候就走这么一条路，啊，那么这条路呢，要用功夫来走，而不是用嘴来说说的。上根立志的人是不讲用功的。 只有我们今天中下根人才能讲用功的啊！你看六祖大师，就我们就拿六祖来说吧，这个六祖大师嘛是天下公认的，啊，史无前例的，啊，这禅宗这个是是是是是是这么一代祖师。六祖大师没念过书啊，不认得字。 他也没入过禅堂，更谈不到说打过七了。在哪打七的？啊！听别人念《金刚经》，别人念《金刚经》啊，啊！别人念金刚呢，人家一个。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人在念金刚，他能念了几十年呢，他也没开悟。这个漏斗大师从那个门前经过，听到他念金刚，就是念到什么地方呢？念到了“因无所住而生起心”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一种骨髓，至关重要的这么一点，啊，哎，所以这个机缘成熟了，漏斗大师一听这个他就开悟了，“因无所住而生起心”。 我们今天之所以轮回六道、长寿生死，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呢，处处住，这是一个，嗯，这是它的一种，啊，与其他的法门用功不一样的地方，不一样啊，大不一样，有的人。 说这个禅宗这一法，好像是太呆板了。这一辈子就死啃那么个死话头，是的如果你是上根利志不要啃那个死话头。不是上根利志你不用这个死话头，你怎么用功？怎么用啊？你这个心怎么能够歇下来？这个要问问自己啦。 啊，过去禅宗道场朝参暮请啊，那个时候呢，呃，不像现在，嗯，他不是用死话头的，啊，呃，过去的祖师呢，呃，那些都是有眼，都是有手眼的，啊，印机设教，啊，现在不行啊，现在。 就要参这个死话头，要歇这个心。佛是哪个念的？才开始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心妄想心，从无量劫来打妄想打惯了，他不会听你那么听话啊！我这一参，我这个念头老是有念头是谁，雷打不掉。 不会得的啊！你这参念不是谁，刚提几句，他的妄想就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妄想太熟了，参念佛是谁呢？太生了。做功夫，做功夫呢，啊，禅堂里常说的就是把你这个熟的地，这个地地方呢，要转生。 生的呢要转熟，要做这个功夫。妄想是熟的，从无量界来打妄，这个打妄想是不假作意的。你说我打妄想，哪里还行？我去想，我要打个妄想，你不去想，这妄想就不来，不会得的，时时刻刻，啊啊！你你白天也好，睡觉也好，这个妄想是。 一开一秒钟，他也不会离开你。熟到这么程度，你不要喊，他他就来了，老跟着你，甩都甩不掉的。说是你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，想不打妄想参念佛是谁，谈何容易啊啊，那你不要用功夫吗？念佛是是生的。 坐下来，参两句，不好了，妄想就来了。啊，有的时候呢，做这个做一支香，才坐下来，把念佛之水提起来，佛是哪个念的？到底是谁谁念的？啊，腿子疼了，念佛之水没有了。啊，腿子不疼的哈子呢？啊，瞌睡来了，不好了。这一支香，一打瞌睡，大半支香就没有了。 <clears throat> 啊，初发心用功的人，啊，这都是难免的，啊，大多数都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。要做这个熟处转生，生处转熟，要做这个功夫，啊，我这个用功，啊，不知不觉就是妄想就跑进来了。 等到你一觉察，哎呀，我这现在我不是在用功啊，怎么这打妄想呢？一觉察以后呢，马上再把念佛的水提起来，久而久之的，哎，这个念佛是谁呢？就熟了，这个妄想呢就生了。要是能够做到参念佛是谁，像打妄想一样，啊。 参见佛是谁？功夫用成熟了，用到什么样子呢？想打一个妄想，打不起来。啊，嗯，那个呢，你这就有希望了。想打一个妄想，打打不起来。你看看这个功夫用到什么程度？ <clears throat> 妄想，妄想，这是个陈劳妄想。 心息下了以后呢，心就可以得到啊，那也会有定境的。不是有人讲嘛？某人的功夫用得好，你看坐在那里，身心不动，啊，有定心呐。这个定心也是功夫用得来的，啊，这个定心定心的入定入定的反复这个定的。 都是有出有入的。你要是按照漏祖大师那个《漏祖坛经》中说的话呀，有出有入，那就是个定吗？奴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这个定有出入，那就不算大定。定哪会有出入呢？不得出入的。嗯。那么这个定是什么东西？ 定者性也，就是我们这个本性自然具、自然具足的这个定啊。如果说我们本性不具足这个性定，我们将来这个修啊，也是不得不到，就得不到这个定的。 这个定呢，就是说是这个奴界常在定，那个大定得不到的，就等于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如果一切众生没有佛性，你怎么修也不得成佛。如果我们这个本性没有这个定性，怎么修你这个定也得不到。啊，就是说我这个定性呢是本具的，所以我们才能够修，才能够修得成功，才能达到这个地步。 嗯，啊，是的，有些人功夫用得好啊，一定能够做几个钟点，甚至做几天。啊，那我们虚老和尚在终南山住茅棚，那一定定十几天呢。啊，这个众生的这个命呢，生生命呢，如果说我们没有定。 我们这个生命呢，靠饮食。我们不吃饭不行啊，不吃饭这个身体就不就不能支持啊。有了定的人，那这禅悦为事啊，你这定的功夫的深浅，持身啊时间的长久，我这功夫深，我能够十天八天一个月啊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身心不动。 他身心也不坏，啊，这个定是在我们这个佛教里，面这个动定的境界，太多太多了，啊，那个深浅是大不一样的，啊，玄奘大师那个窥基大师过去做个老修行，他入定，那是过去迦射佛手上的是那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一窝老修行啊。 迦师佛以前这个老修行，啊，等迦师佛出世的，啊，这一定定下来了。你看他定多长时间？定了多少劫啊？啊，开了镜以后，他说这个哦，他说这迦也是这迦叶佛的啊，他说释迦牟尼佛都入灭度了，啊，那我等弥勒佛做俗世，他又想入定了。啊，你看那些个人本事大不大呀？啊。 一入定都讲都是劫数，世间的禅定，四禅八定，那个非想非非想定要八万大劫，他有这么大的定力，他这个定的力能够持久，持这么长的时间。既然讲一个力，就像我们这个。 养这个呃 <clears throat> 呃射箭啊，我们这个射箭呢，朝虚空这射箭，你有多大的力量，这个箭就能射射多高。射多高，或者射一，或者一丈高，或者十丈高，哪怕一百丈高，力量尽了以后呢，这个箭它必然是堕下堕下来的。 你说说，非非想定，呃，定进了以后到哪儿去啊？就堕，这必然要堕的。 <clears throat> 说世间的禅定呢，呃，无论你定得多长，它不能出生死，不能了生死。啊，你不要说这个禅定啊，它不能了生死啊，因为你这个定，它还在世间禅定的范围之内的。 啊，从欲界定到舍界定，到无舍界定，啊，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都有定， <clears throat> 那定都有深浅，啊，初产二产三产啊，说是我这个人做到功夫用到好，一直用到你呼吸气没有了，呼吸气断了，有点那个。 通常来讲，呼吸气一断，鼻子不来风了，鼻子不来风了就死了，啊，那不就死了吗啊，用功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断呼吸气，再深一点呢，你这个脉搏都不停。 都没有了。人家如果说医，人家医生要把你的脉一打出，来，脉不跳了，那个人肯定就死了。啊，再深一点呢，我们这个周身的血液不流通，断了呼吸气，脉不跳，血液不流通，它的根源都在我们这当人一念心，这个心。 定的深浅，一切唯心造啊，啊，这个身体也是我们自己造的啊，心不动了，身体还会动吗？都不动了。四禅定啊，四禅八定啊，啊，越上越越向上，定力越深。 那个印度的外道啊，外道也本事也大呢，他也能得这个定啊。如果说对我们现在用功的人，能够有这种现象，那当然这是一种不容易的，啊，不容易的，啊，这个一定能定几天是不容易的。我们现在不是定几天，这一支香都做不下来啊，还能定几天呢？ 四三八境能不能够出生？能够能能不能了生死？那既然你这个定是世间定，那就肯定是不能够出三界的，不能出三界。嗯，出三界，出去！我有人就说我这个现在要了生死啊，我要出三界啊！出三界，根据教下讲，你。 最起码要断一个见识鹤。要不要断见识鹤啊？断个见识鹤，了个分段生死，啊！出了三界以后，出了三界以后，等到你的那还有个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呢就不是分段生死了。什么变异生？什么叫分段生死？分期段落。 在三界之内，啊，无蛇生、兽生，啊，有分歧段落的。比如我们这一个人，投生在这个人世间来，啊，背这么一百多斤这么蛇这么个蛇壳子，啊，啊，无活了还是七八十岁，还是三五十岁，还是一百多岁，它是有分歧段落的，啊。 这个生死呢，哎，出了三界呢，这个生死就了了。出了三界以外还有事儿做呢，啊，还要受变异生死。变异生死就是所说的啊，初地不知二地事，四十一、四十二位法身大事，那是有层次的。 啊，彼此不相知的。那么在教下讲呢，这也是叫秘密教。我的功夫你不晓得，你的功夫我不晓得的，这都是秘密啊。这个秘密这两个字呢，就九法界都适用的。到了成了佛以后呢，没得秘密了。嗯，啊，只要到成了佛以后，就没得秘密了。 啊，那个法界圆融体呢，打成一片，啊，圣凡一样。那我们这个修行用功办道的人呢，呃，对于这个佛法的基本常识也要懂得一点。啊，你说我现在急要了生死，王清命来了生死，我要想出办法出来，还是住山住洞想闭关，马上这一辈子就把个生死了掉。 你要衡量衡量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，没有这个能力呢，自己要啊沉下心来，持之以恒的。我今生办不了，我来生再来；呃，来生办不好，我再来生再来。啊，但得生生世世不退。 这个问题总归会会得解决的，啊！禅念佛是谁呀？这禅堂还有规矩呢，嗯，恐怕两个这个第二个期到了第四天就要请开始了，啊，这个请开始就是问话，嗯。 既然大家都在承德了，打起用功啊，特别是对出发心的、路途不清楚的，或者上了路的，呃呃，或是已经呢会用功的，呃功夫上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呃想问问话的呢？那常常有规矩啊，嗯。 首先呢，就是到各个扳手疗房去问话啊。问话的时候，只谈念佛治水啊，什么东西也不允不允许讲。不能到了问话的时候，这个机会来了，谈谈家常啊、东长线，东东东、谈谈东西长短呐，这不允许的啊。至于到我这儿去问话呢，要听我的招呼。我这个人是一个没得办法，事儿多，嗯。 啊，如果有空了，那你到我这问问话。实际到我这去问话，也不解决问题啊。你们还是跟我这个跟我班师傅啊，都是过来人啊，跟着大家呢，一到一天到晚的陪着大家用功。你看我这平常，呃，想做支香都非常困难啊，因为我在家里想，如果我不进厂也不好呢。 这个禅堂的规矩大呢，大和尚要是几天不进堂，韦乐师傅就派乐中打日庆，请和尚进堂，那就不好看呢，那就被动。说我今天呢也是勉勉强强的，说经常跟大家嘛，呃，随便说说啊。希望大家呢认真好好用功，走禅宗这一法，啊，不要说禅宗这一法专接上根立智的，我们既然不是上根立智的。 你这这法要不要了？啊，上根力是从哪儿来的？都是从中下根来的嘛，自己陪着自己，啊，啊，好吧，说多了大先长，大家放心了。科学发达，你看这个讲话呀。 还有人录音呢，这个音一录就赖不掉了。那禅堂的讲话，没有定法的。 因人而异。我们家这老和尚有一本禅七开示录，那是在那一年， <clears throat> 有这么一位师傅呢，发了一个心，十个七。 老胡嘛，每一天都进堂的。那个时候呢，还把这个录音带呢， <clears throat> 还把这个录音机呢，就是凭记忆，啊，我这个讲话呀，老王讲话，记下来，啊，听过了以后呢，几个人呢，大家凑凑，把它记下来，这么录下来的。 老和尚住持搞木寺三十年呢，每年冬天都打旗，都讲开始，年年都不一样哎，嗯。说现在科学发达，也不要用脑子了。 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。无难尊者啊，啊，那个佛的士者啊，他那个脑子比你这个录音机还灵。佛 <coughs> 法大海水流入无难心。 如瓶泄水，就像两个瓶子，一个空瓶子，一个瓶子里是装的满满的水，从这个瓶子把这个水倒在那个瓶子里上去，一滴都不漏。啊，无奈呢， <clears throat> 他有这个承受能力。现在的人呢，自己没这本事了。 靠仪器，哎，我把它记我记不到，我这有录音机，哎，我给你录下来。这禅奇道场，就看看我们这个场合，啊。 你看看我们这个场合是从事的什么事情？就是在这儿办什么事儿？什么场合办什么事儿？啊，工厂的像生产产品，啊，大会场的像开会啊什么做报告。我们这个场合做什么事儿呢？呃，禅宗道场是专门参禅的。 禅宗这一法，念佛是谁？这个用功的法门，这个法呢，是无上大法，没有哪一法比这个法再高的了。 在禅宗的语言叫做向上一桌那禅宗有禅宗的语言呐，啊，你说是无上大法，我不是讲无上大法，我讲向上一桌 <coughs> 法，是佛法的根本。 什么事情都要讲个根本。啊，造个房子，你说我这个没有基础不行吧？基础不好也不行啊。那个房子不要造倒它嘛栽一棵树，栽一棵花，也有根呐，有本呐。没得根本，你看那个树能活得了吗？嗯 有了这个根本，那所以千枝万叶啊，啊，它都从这个根本上呢衍生出来的。禅宗这一法，既然作为佛法的根本，一切法都从此流出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这是教下的语言。 佛法里向有这么一个道理，搞明寺呢也是别有用心的啊！理要拿事来表现，那么这个理用什么事来表现呢？啊？ 嗯，长时间的把它表现出来，啊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换归此法界。教下是这么讲的，我们禅宗这个门庭呢，佛祖之道不会有两个样子的。 手法不一样而已啊。大家看看，我们这个写这个禅堂，这个禅堂，一个，是根据我们禅堂的使用的需要，建立这么一个不等边八角形的这么个禅堂。 哪里是偶然的吗？哎，都有用意的法门当中，凡是没有哪一法就是随随便便的啊，都有深意存焉在里头的。禅堂是八着果。 法界讲十法界呀，禅堂就是十法界的中心。你看，看我们这个禅堂八达国是延伸到十方世界，东西南北、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。 上方、下方， <clears throat> 十方世界收来就在这个禅堂，放置这普州十法界。这个事项，这种这个事项，就是禅堂这个形象，这个事项，就是表这个法的。 我们住在这个地方，日用而不知啊！哎，坐在饭箩里想卧死，人家说是你这个人卧死了。卧在哪儿卧死的？坐在那个饭箩里想卧死了。你看这不是冤枉吗？禅宗这一法是佛法的根本。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这叫做釜底抽薪；不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呢，那叫做扬汤止沸。啊，你看看还是扬汤止沸好，还是釜底抽薪好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一了则百了 这是禅宗的，这殊胜处。难道说禅宗这一法是佛法的根本？是我自己造出来的？啊！我说话从来自己没得主张的。啊！佛言祖语啊，一些善知识，一些大的高僧。 嗯，啊，家言遗恨，你看看现在有好多的刊物啊，都看到了敷衍足语，啊，这个敷衍足语做什么用呢给我们指明道路的，给我们树立榜样的，要求我们一教奉行的。